张腔三人行，这个著名影星秦海璐啊，为什么肯来我们节目？他 <laughs> 说是因为他的偶像每天晚上定时定点都要看我们这个节目。对，嗨，偶像你好吗？ <laughs>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就是文化。 <laughs> 我们这我们这个没文化。但是今天这海璐打扮，我觉得有一种世纪末的那种颓废美啊。 现在不颓废吗？我觉得现在其实都挺颓废的。是，这种有一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啊。啊，死前的这样的一个璀璨吧。哎呦，你看，人家就是有文艺范儿啊。 <laughs> 然后呢，这个海璐为什么今天特别适合来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印象很深，她这个演的很成功的这个角色呀，就是演这个卖淫女，所以他今天正好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说一说你们上海人嫖娼的事儿。 <laughs> <laughs> 这下全打击了， <laughs> 这打击面太广了。 <laughs> 哎，你们影星关注这个社会新闻吗？关注啊！这次招嫖门，你得到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社会很很开化嘛？很开化，对对对啊！我发现就是这个吸引你。我觉得大家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对。但是因为角色的大家呀，我就是男女不限，嗯嗯，对，什么意思？有鸡就有鸭呀，我觉得。 啊，是吗？当然，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哎呦，境界呀，海洛。那当然了，但是大家需求是一样的。就不能光是男人玩女人，对，只不过一样玩男人。对，这次的焦点是在男人这个上面，但是你怎么知道女人没有得到快感呢？啊，哎呦，呵呵呵呵呵， <laughs> 哎，我这一下我就心里就放开了，我觉得你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讲啊。 我觉得我们都能比他们别的媒体啊讲的这个开通， <laughs> 因为什么呢？我也是觉得啊，这个事儿啊要分开。这个卖淫嫖娼这个事儿啊，当然不是说就多值得表扬， <laughs> 对吧？但是呢，他这个绝大多数男人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但他这这次的焦点不在于这个卖淫，他的焦点是在于呃法官，更大的焦点在于集体。 对啊，这个集体才是整个这个新闻里边的最卖的要点。我觉得更大的焦点在于什么呢？这个倪某，你注意没有？你身为导演啊，我认真研究了一下这个人呐，这个人是上海人吗？我发现世界上有一种人你可不能得罪，就是。 <laughs> 上海人吗？来来来，我读读读一个段子给你听，关于 <laughs> 关于这个上海人的。呃，不是， <laughs> 关于这个倪倪某的啊。呃，上海法官夜总会娱乐呃案颇有启发意义，足见上海风格：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炸。二、接受裁判卖房还钱，尊重法治；三、胆大心细。 呃，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这个这个倪某啊，就是已经一年了。嗯，他现在去这个纪委交代问题的时候，说随身还带着他那个密拍。嗯，都有了嘛？像 Google 那个眼镜，当然不是那种 Google 眼镜，他的眼镜是密拍眼镜。嗯，他都有这个这个工具，然后他一直就跟着那个法官呢，叫叫。 赵明华呀，赵明华跟了一年，甚至就是说，这个这个他有几套房子，然后呢，他跟哪些女性还有什么交往，然后甚至于，因为赵明华没见过他，所以哎，你想这个真是拍电影啊，他甚至说赵明华的亲戚这个呃遗体告别仪式他都去，去了之后啊，他拍看他跟哪些人，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一种什么心理，他就站在这个赵明华身边就拍。 因为赵明华不知道他是谁，这叫智慧型恐怖分子，啊，其实呢，这个事情 <laughs> 我我的感受挺挺挺复杂的。他这个事情，因为他你知道这个政府接待基地嘛，那个地方是官员接待，哎，接待基地，他们是其实是整个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保密不慎嘛，啊，就是泄露了这个。但是因为他是说遗失了一个包，去查那个录像。 你明白没有？这个是他们就是保护适应护都不够好，这个基地啊训练的不够好，然后呢，但是他也是欺骗嘛。这个事情使我想到最近你知道那个南方是南方周末吧，有一个叫柴慧群写了一篇关于唐慧案的报道，嗯嗯，就是有点翻。他说唐慧在上诉期间哈，为了引起注意，谎报了其中有一个什么案。 就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受同情者、这些被迫害者，他们在反抗暴权的时候，他们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法。嗯，我当然不是把这两件事完全混开了，但是它有一个共，有一个混合点。我跟我朋友就讲起。 有个朋友就说：“哇，这很可怕哦，就是讲上海这个事情。要是有人这样在背后盯你，你都不认识的话，随便你哪一个一个人这样盯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为民申冤呢？是不是这个民众抗暴的这一个一个好的途径呢？”所以你刚才讲到的，你被你一形容这个细节，好像更加你还不认识哦，他就站在你身边给你拍照哦。是啊，是啊。那你心里没鬼，其实也不用怕，谁在你身边都可以啊。 你不能这样说。海陆，你觉得你看这个事儿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你会对什么细节特别注意？我我觉得我对两方面比较注意，就是第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倪某啊，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为了伸冤，我觉得他是一种窥探心理，他已经是一种兴趣。我觉得因为跟踪一年这个事儿，等于是说你来做，如果是说真的是从报复心理来讲哈，从心理学来讲，那这个人一定是属于那种极端报复性质。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我觉得他等于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搜集了很多东西，包括说这个所谓的集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谓的一个嫖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流氓有文化。就像你说的这个，他用脑子，智商，智商用用用智商来干这个事儿，你我觉得特别像七宗罪。你你就你发现他其实他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用智商来给你。 制造这样的一个案点，这是从倪某的角度哈，就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官员这块、法官这一块，我觉得看他们这个东西吧，就是大多数讲，我觉得现在的公职人员的一个权利的获得，它没有变成一个负担，或者用来约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呃，怎么说一个规范，就是我不能知法犯法，而是一种自由的获得，就是就是我权力越大，我获得的自由可能就越多。 实际老实说，你在啊，咱们在这电视台上说，哎呀，法官怎么能卖淫嫖娼？但是私私底下谁不知道，谁不赔，谁不嫖娼啊？什么政府干部啊？你嫖啊？政府干部？哎， <laughs> 政府干部嫖娼的，得跟踪一年才能说话。对呀，得跟踪一年。拿到证据，现在对对对，你光说我嫖娼没用， <laughs> 而且你得拍到。有要跟他的吗？我怎么要跟他？的。 <laughs> 我我戴眼镜能拍的，你知道吗？就是，哎，我现在就觉得可能啊，作为一个男人啊。 你得有些考虑了，就是有些个职业，你得选择接受约束，对不对？你因为咱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很多非公职人员，你说这个这个卖淫嫖娼，这是个人类最古老的行业，这是个老问题了。对。就像人家说了，有鸡必有鸭，对吗？对。但是呢，好像在美国也是一样，就是不是说你要是公职人员，或者说是哎，美国法官要嫖娼这玩意儿算。 够呛肯定也不行，也不行，肯定不行。所以说，你一个男人，你选择做某些行业啊，真是得事先想想。你要没准备管束自个儿的话，那你怎么管别人呢？对，你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可能这些法官，他根本不觉得这是，他觉得男人去这个是太平常了。我觉得时不时的跟我们明星学学，适当的约束一下自己，甭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明星不敢做这些事情。 <laughs> 不是，我觉得你比如说一些言论呐、吃饭呐，比如说拍照啊什么的，适当的，我觉得只是类举哈。适当的，你要约束一下自己，时不时的也装一装。他们已经约束了， <laughs> 没错，已经约束了，已经有很多考虑了。你看，他中间还有一个倪某，他们这四个人中间，就是他们这个法院的纪律检查会的负责人。你看，他已经把监督部门的人也拉进来了，所以这就完善了嘛。而且他去的地方又是。 专门接待的基地，估计用的也是公款，就是录影带不慎泄密啊，泄露机密是怎么泄的？这还挺有意思。我的广告之后我跟你们聊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像我们徐老师哈，从西方回来的人啊，老是特别注意说这个程序和手段的问题，对吧？你这是你最关心的，所以我看到这个事儿，我就还想问你呢。那中国现在好像私家侦探还不能是合法的，对吧？ 是吗？对呀，当然就是它是个灰色地带，没有呃，门的说你可以允许有这样的一种，对你用这个刑侦手段，刑侦手段那是公安局才能有权用的，甚至于公安局都要经过法院的批准。可是现在现在呃，电视台去拍人家假药什么什么，都偷拍的吗？哎，在机器里面偷拍的，这就叫一个这就叫一个灰色地带。电视台呢还算是个职务行为，好比说我是个记者，但是好像。 这事儿一出来啊，大家自然都拍手称快，觉得倪某太牛了，就得这么啐他们，对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要是咱就说这事儿都挺好，以后我跟你有仇，或者说我跟你怎么着，那我什么特务手段都可以用上，为了。 弄你，当然你某种程度上就像海璐说的一样，你法官你要问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就别干这个事儿啊，谁让你干这个事儿呢？你觉得这个里面有个手段问题吗？当然有，我觉得这是分开，就是法官这个事情爬出来，呃揭揭露出来是要受罚，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一个普通公民，你谎称你丢失了东西，你去窃取人家的这个那本来监控录像，监控录像，监控录像，不管是商业秘密也好，政治秘密也好。 本身这个也是违法的，那这个是另外受罚。可是他算公民抗命，他为了伟大光明正义的目标，中间使用的是手段。你要那么说，人家倪某说了，说我去年是四月八号还是几月几号，我就发现他嫖娼了，当时我打电话报警了。哎，这事儿很有意思啊，我是合法手段啊，可是我报警之后，这警察根本不管。那么我才这样。 那么而而且呢，什么原因呢？这人为什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发现啊，这个上海人说出了一句 <laughs> 很关键的话，他说呀，这个我那个官司不是说嘛，他怀疑这个法官跟那个原告、被告都是亲戚，所以呢，呃，就把我给给给不公平了。但这种不公平，他就关键在于哪呀？我的生活呀，从富人区到了。 穷人区了，对，他还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这个人对，因为后来法院就说，因为他老不服，法院就给他下了一个限制高消费令，嗯，你知道这限制高消费令吗？对，我这相当于破产嘛，就是破产的一个对对，你像我有些香港朋友，这个打打官司确实是很惨的，他在香港不能吃请不能请人吃饭，对，他为了吃点好吃的，他偷偷跑到深圳来，还得让我们请他吃饭，嗯，你知道吗？因为只要发现你请人吃饭。 就生活完全是呃就平民。从道德上来讲，以恶抗恶都是不好的；从政治上来讲，民众的小恶 <laughs> 揭露出来，官府的大恶是值得肯定的。我我我是从这么两个层面来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大恶是，你知道，我们大家现在不是关心这些法官。 关了门，对那些失足女青年怎么做思想工作？ <laughs> 我们关心的是，他们既然可以这样集体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他们在判案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呢？这个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法官要是在判案的时候也是这样合作的话，那使我们大家的利益，我们整个公民社会受到的危害，那才是更大的。 这个才是大家。我从您这个结论里边得出了一个观点，就是送礼不能只送一个人，是吧？ <laughs> 得团伙行为。哎， <laughs> 这个这个可以中国梦跟美国梦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强调个人，一个强调集体嘛。对。但是这个集体在这种事情上强调集体就危险了。不不是，你知道，就是海陆，你刚才提的问题啊，很到位啊。你可以去行贿法官。 <laughs> 这个，但是你不能只行贿一个人，对，确实，这个前几年武汉中院闹出最大的一起窝案，就是十三个法官，对，里边包括俩副院长，一堆副庭长，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要打点这个官司啊，你确实他一个法庭是吧？法官、审判员、秘书、书记员，什么一直到院长，对，他把他一而且你给他送了礼，他还怕纪检部门，你还得打点纪检部门，嗯，对不对？但是但是你能理解吗？ 就是这一群男的这么一起做这个事情，你从常人的心里你能理解吗？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一起做呢？哎呀，照说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偷偷的吗？因为我们是投票制嘛。这说明这些事儿，只要不被偷拍、不上电视，就是光明正大。在民一民间社会里，我不能说所有的民间社会，在一部分民间社会里，这是司空见惯。 正常社交的行为，可是这个大家都是官呐，都有一官半职，他互相之间不怕吗？你今天是好朋友，你明年明年也许就有关系不好了，你这不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你男人们要变成真正的好朋友啊，就得一起去干件坏事儿。 哈哈哈！所以就要，即便是说我，即便是说我今年跟你是好朋友，明年跟你不好了，但是这事儿我没法说，因为去年那事儿是咱俩一块干的。对没错啊， <laughs> 他们也你点我，我还点你呢。 <laughs> 他们引申出来之后，最坏的情况是官场里形成这一种叫逆向淘汰，就是说你不做坏事，你就会被边缘化。 当然，所以其中有几个可能本身无能啊，没错没错，没办法顶着上啊。你知道，就是这叫组织生活，知道吧？你知道，我听过不少那个好丈夫啊，海陆，你知道吗？好丈夫啊，给我大吐苦水啊，就说现在你知道我做生被逼叫是吧？被逼叫鸡啊， <laughs> 就是被逼叫鸡，你不叫不行。他说甚至我有的时候，那个真是有好男人，他甚至就说你为了招呼啊，你得融入这个社会啊。 他就带着这个这个这这小姐进了房啊，他就给了小姐小费就回家了。老婆在家等着，上海男人有好的就回家了。他说我不嫖，他但是呢有些情况下，你不这样，把持不住。对，我没明明白，我说是日本人很多人下班以后跟着下跳，跟着社长喝酒，对，就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好处你没想到，他一群人在一起啊，家里老婆打电话来好交代，有说法，哎。 隔壁老陈就在那里接个电话了啊，老陈关照一下我们家老赵，别让他喝多了，对不对？你看这交代的事情也解决了，怪不得集体。薛老师都是有体会的，是吧？ <laughs> 学习去，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老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男人要集体去干这事儿？他他概括说是集体所有制，这真是。当然了，因为我现在本身也是集体户口，谁要动我户口，那也是一一大堆人要。你哪集体户口？我北京的集体户口。我大学毕业之后落在剧院嘛，等于是剧院的一个集体户口。剧院啊！对对对对。 <laughs> 说清楚了发音。肯定不是妓院。 <laughs> <laughs> 虽然演过妓女，但不等于户口在妓院。因得大奖的嘛，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投票嘛。 对吧？投票它就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观念，就是代表的是大家民众的，所以这种集体所有制，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集体行动的。你要是不行动，他会掉队的。哎，是。怪怪不得我以前听过一句话，说你跟领导做九件好事，不如跟领导一起做一件坏事。 我以前没听懂这句话，我现在发现大概就这个意思。我跟你说，嫡系的来源就是也不光是领导，就是说，呃，你当然这个卖淫嫖娼，咱们国家这个法统上来讲是打击的啊。可是我就是在说啊，在民间社会里啊，有些我前一阵就听一个老板。 上上海人， <laughs> 他他很。你怎么老听上海人说？ <laughs> 那么多上海朋友。我比较喜欢跟上海人集体 <laughs> 集体办事儿。是上海人，你看他他实际做生意挺通情达理。他就跟我讲他管理这个公司，因为他这个公司呢，经常需要的是他一帮公司的员工啊，在某个城市一工作就工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就这么一种工作。他说他们就回来报账。他说如何避免我这个下属啊？ 就给我，比如说报这假发票，或者就是就是贪钱在里头偷钱哈。他说我就是通情达理。他说你看，呃，他们有有有时候报的这个这个费用啊，我说你们就按时报，剩下的他说这些都是呃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到一个城市，呃女女朋女朋友啊又不在身边，他有这个需要吗？他有这个需要，他他他要去嫖吗我说他就说我干脆就是你们就是这个娱乐费，我规定。 一个合乎人情的一个价格是吧？你不能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去嫖。他说，但是我能理解你一个周末，你说这个拿笔娱乐费来，兄弟几个嫖了一回。他说我给报。他说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这跟美军做冲绳的司令官说的话是一样的。所以美军企业家，他是很通人情所以你看，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就变成说这个妓女这个行业，它是一个需求行业了，变成。所以这个东西你是打不了的。 哎，你演这个角色，你要去体验生活吗？ <laughs> 去啊！怎么体验？夜总会，我也去。厕所里面。 干嘛？厕所里边把门一关，你就听着妓女在外边经常进来一个说：“哎呦，说又来一个，说这傻帽怎么怎么着啊？”然后说说那个，对对对，然后说那个说哎，给他扔扔扔两片药得了，往酒里头，就这种特别多。妓女有很多手段啊，真的，当然哦，你就躲在女厕所的格里待着，就听他们。当然，当然，因为小姐们上厕所你没发现吗？也都是成群结伙。 基本上很少有单独去厕所的，小姐们也喜欢集体嘛， <laughs> 也喜欢集体， <laughs> 集体活动，对，因为大家都想翻台。 <laughs> 哎，所以啊，你小姐，我我觉得这个隔墙有耳、隔墙有眼的这种啊，你今天社会特别是有这个玩意儿以后啊，哎，你说这个人他能够这个倪某啊能够处心积虑到。 几十个小时的这个这个监控录像啊，你想他最后是剪出来的，这这找找找找找找找。不过这几个法官据说现在都停职了啊，停职了。我觉得这有点浪费人才，他们应该调到北京去工作。北京现在李某某的案子不是。 辩护律师往嫖娼、什么卖淫方向发展吗？嗯，这他们几个去专业， <laughs> 对，他们专业，有 <laughs> 有生活体验，到时候比较通情达理。所以中国不是流行异地审判吗？嗯，薄熙来不是山东省的吗？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应该调，或者是把那个李案调到上海去审，请这几位发挥余热。但是你说今天这个人民执法的时代啊，这个法官是不是你得在个人生活上特别严格？ 因为你看啊，在这个他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个冤假错案，这也得调查之后再说。但是如果说一个被告，我对你法官判的案子我认为不满，我怀疑你的话，我怀疑你，那我可以查你生活一切方面。不过这里边的中文翻译有个问题，其实法官呢不是官，理论上哈，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在中国是有特殊情况，中国五十年代以后，为了缓和官民矛盾呢，把“官”字从我们的字典里取消了。 什么都没有了，都叫领导啦、勤务兵啦、公仆啦等等等等，只留下一个官，就叫法官。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哈，你看你现在看晚上的跟帖啊，对这个事情，嗯，下面就说，身为人民公仆怎能这样什么什么什么？人家法官从来就不是人民公仆，人家应该啊，我说应该的，应该他是专业人士。我你你想想，法官应该是政法学院出来。 他他不应该是个官员吧？法官不是官员。但是这就是咱们中国为什么说这个这个法治这很难搞的体制上的原因了。法官还要受行政管理啊！啊，你法官拿的是谁的工资啊？对，谁法官是公务员。对，法官是公务员。算呐，算啊，公检法。哦，公检法。公检法是一个部一个系统的。哎，这事儿你比我们怎么清楚呢？ 啊，这事儿你们不知道吗？ <laughs> 开玩笑， <laughs> 是吗？ <laughs> 我以为啊，而且你知道谁给法官定的这个在在大大陆律师对，是律师。代表你一切。这个律师是辩护的，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律师就是打点的。中国中国什么弄的都跟清朝差不多。衙役对，就是就是律师是干这个的，而且因为他们都是大学同学，法官律师这。